课文四，在公司门口。你看看手表，怎么迟到了？没迟到啊。你不是说七点半来接我吗？你迟到了一刻钟。现在不是七点半吗？已经差一刻八点了，我都在这儿坐了半个小时了。不是我迟到了，是你的表快了一刻钟。 生词：迟到、半、接、客，差。